锵锵三人行，其实这个春节啊咱们倒可以随便，因为反正也没人看， <laughs> 是吧？所以可以聊聊我们自己想聊什么聊什么。那想聊什么呢？我可以给你看几个照片啊，我们看看这个这个是谁？这不用多说了，这个张爱玲啊，你瞧张爱玲这个眼神，家辉你觉得有点像个什么样的女人？其实好像有点刁哎，是吧？ 凶嘛，傲傲慢不是凶哈，傲慢对吧？而且他高啊，从这个角度来看，那个那个就是你再看下边，看不起全世界的感觉。哎，这个你看，他自己挺有意思。当年在《金正日昨猝逝》这个拿这个报纸，这个照片你看照下了时间啊，的老年的啊，你再看下边，这个是家辉。 拿出来的贡献啊，这个我觉得蛮宝贵。的这个在谁的家呢？宋怡朗，尽我最大力量，别的管他娘是什么意思？对，这是他的笔记本，这个东西啊，这是张爱玲的笔记本，非常精美的，那个封面是绿色的，湖水绿的哈。 然后呢，这个笔记本在谁的手上？在宋以朗，宋以朗是宋琦的儿子，这是负责管着张爱玲的遗稿啊，遗稿全部版权都交给对，都是他来处理。然后在他家，他就把张爱玲的一些东西拿出来给我们看嘛，哈，张迷看。其中呢就有这一本，我翻了这一页，就看到张爱玲随手写的。 尽我最大力量，别的就管他娘哈。可能他当时有什么感想，有什么挫败？坦白讲，我们知道江爱玲以前在美国挫败蛮多的嘛。我经常觉得说徐老师是专家，我不晓得我这个猜想对不对。他后来我们都觉得他精神好像出了一点状况哈，很焦虑，整天怀疑有跳蚤等等。我觉得其中一个关键理由是什么？他写出版英文书出的不顺利哈。 他其实也跟他性格有关系嘛，性格决定命运啊。他写了英文的小说，给了编辑，那些编辑给他意见，叫他改怎么样，他不愿意啊。你不出就算了，然后再再然后再试在其他出版社也是不顺利。然后呢，能够出的好像不晓得几本的英文小说作品，也卖销路不好。那我觉得说，假如他当时啊，脾气不是那么坚持自我哈，好吧。 啊，我来配合，配合然后就可以怎么改，怎么样出？我觉得他比较顺，可能后来就不会那么容易发生那跟刚才那个本子有什么关系？那我在想，可能他当时嘛，可能刚好当天呢收到编辑寄来的退稿信，对啊，要他改。对，他就写着啊，尽我最大力量，别的就管他娘 <laughs> 可能是这样的。那我觉得里面宋怡朗手上还有很多宝，里面都是张爱玲当时的整个心情的反应，在他的笔记。 在他的预计里面，我慢慢等。所以那天还有一个女嘉宾问说：“为什么你们呃对张爱玲这么感兴趣？什么什么的哈？”哎，我为什么想起这个事儿呢？你还可以看看这个照片。为本来这张爱玲是个聊烂了的话题，嗯，但是你看这是徐子东老师 <laughs> 在这个人大的课堂上啊。前一阵儿，你再看下边，这个这个我们这个毕峰啊。 也去旁听了，跟我讲啊，说这个徐老师讲这个张爱玲啊，哎呦，把这个学生们讲的如痴如醉。所以说我一想啊，我说不如咱们就聊聊这个，你能讲出什么新鲜的，让大家如痴如醉？很大挑战啊，因为张爱玲啊，在海外的位置很高，但是在内地呢，呃，两极分化，一般的市民小市民呢，就把它当做消费符号。 张爱玲是一个小资的符号，学术界对张爱玲一直是沉默的，评价不高。所以我到北大也好，人大也好，我要从学术上讲，因为我讲的那个他们叫学术前沿的一个讲座，对象其实本来是对青年教师跟研究生的，请的就是海外的这些什么名教授，钱也特别多，相对以国内的标准来讲。 我讲五次，一共十五个小时，结果学生就非常多，对我来说也是个很大的挑战。就是说，不是从，呃，什么小资啊、城市符号啊、女性啊，从这些，而是要在现代文学史上，把张爱玲这个没法安放的这么一个作家，她的学术地位在大学里论证。而且你知道，人民大学啊，这是我们 <laughs> 就是最政治化的一个一个大学。对。 所以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大家都发烧了。后来讲课讲到，那我请教一下，现在张爱玲在学术界哈，说在中国内地，还她的禁忌，就是她的避讳的程度，应该比以前低了嘛？因为一直以来我们都说都知道说内地哈，特别很多官方的部门单位说哈，张爱玲的东西可以出，可以出书可以出，也大概内部学术界可以谈，可是不能高调，为什么？ 还是那个杰嘛，他曾经是胡兰成的老婆，胡兰成是汉奸，所以我记得以前至少是好像二零零七、二零零八曾经，比方说在北大、在上海举行张爱玲的研讨会，OK，被压下来。要开以前你老说是胡兰成，可我后来看了一本小说，就是他这个后来离开。 这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后写的一个小说叫《赤地之恋》，嗯嗯，这个《赤地之恋》呢，我看完了。这要照咱们的政治光谱来分析的话，那是不折不扣的反共，绝对反共，而且对共产党那是恨之入骨的那种反共小说。而且我在这个讲座里边特别讨论了这个作品。我曾经做过一次电视，那个时候都不让讲，不让讲。所以我讲内地哈，呃，对张爱玲啊，也不能说完全是政治上的管控跟打压。 呃，这个小说里边，它是小说本来一个虚构的，对不对？嗯。能它里边讲党内腐化的时候，它直接写到陈毅。嗯嗯嗯。直接讲的就是那其中的一个一个受害者啊，就是就是检举啊。啊。当时上海市长，而且他把陈毅的名字也写上去了。嗯。照小说家的标准来讲哈，这个是一个失败的地方。而且呢，你你就这样的情况哈，大陆性并没有禁止张爱玲的小说啊。嗯。张爱玲的情况，反而我更感兴趣的是学术界。 就是说，现在在大学里的他呈现一个非常矛盾的现象：一方面做论文的比例啊，他是第二位，就鲁迅是两千多篇，张爱玲八百多篇，远高于其他的作家；但另外一方面，正规的学者，就是我不能讲正规，就是说，呃，比方说钱钱理群啊、陈平原啊，就是整个现代文学界这些一流的，所谓我们讲 leading scholar，就很少写文章讨论他，很多很多好，比方说，我可以呃不隐瞒的说，李泽厚。 这是我们大家尊敬的学者。有有一次我跟他到欧洲去，他就跟我讲，因为他看到我的文章，他说：“子东啊，张爱玲这个评价，以前把它压低是政治原因，现在抬高也是政治因素，啊，不用把它放的那么高，这个是非常呃一个一个很大的一个学。”我也我也可以讨论也是这个问题。我也可以给你举出一个。 你看这个王猛，王猛是大陆文学的一个代表人物了。而且王猛这个人，咱们也了解，他应该说，我认为是个非常宽容的人。这个口味啊，胃口是非什么都能吃的，对吧？呃，可是呢，独独他也是说，他说这个张爱玲，他倒不是说反对，他说我努力了好几回。 嗯，我努力了，我觉得这非常有意思。他说我努力了好几回，你们都说他好，对。可是我怎么就是看不下去？嗯，他就我就能就看不出这个好来。而我觉得我还特别明白，为什么他怎么都看不下去，觉不出那个好来。这个这就是咱说那个气味不对啊，他这个气味不对，因为王蒙他是什么一个土壤、一个成长背景这样的一个思想系统、审美系统。 呃，成长起来的。王蒙是歌颂革命的，王蒙是欧化语言的，他是受欧洲的小说影响的。张爱玲是反五四文艺腔的，是是改造鸳鸯蝴蝶派的。文学史上这样的情况很多。歌德看不起托尔斯泰，托尔斯泰看不起歌德。我们今天看得很清楚，歌德了不起，托尔斯泰也了不起。对。可是他们两个人就是就是受不了。可是重点在于他们两个人有一个非常共同的嗜好，就是《红楼梦》。 那张爱玲《红楼梦迷》啊，王蒙是《红楼梦迷》嘛，每年重读一遍嘛。那我想象，假如今天王蒙重遇张爱玲，可能讲《红楼梦》就可以让他们谈恋爱。他成为王蒙的小三，说不定。可是一个《红楼梦》可以完全不同的读法，以前的人说过了，对不对？ <laughs> 没错，《红楼梦》可以个人看到个人自己的《红楼梦》。对，张爱玲就觉得自己就是受《红楼梦》的影响，但是实际上呢？ 其实我在北京讲的一个核心点，就是我当我面对着在国内受正宗的文学史教育的这些研究生，他们都很认真的，他们讲完了以后，跟我在喝咖啡，讲很多人大新盖了一个土豪的俄罗斯餐厅嘛，他们请我到那里去喝咖啡，其实就是提出很多质疑，就像刚才你讲的那很多质疑，就为什么对他评价这么高？他到底的道理在哪里？我最核心的一个观点告诉他们，就是说当初傅雷写篇文章批评张爱玲。 张爱玲就写了一篇文章，叫《自己的文章》嘛，老婆是别人的好，文章是自己的好的辩护。其中一个核心观点，他讲现在看来都很有意义。他说，文学就是讲五四以来的文学，主要是写超人的，写斗争的，而我呢是写常人的，是写日常生活的。嗯。所以这个不仅是文艺观的区别，而且也是时代的大变化。 张爱玲之所以今天广受欢迎，是因为今天这个时代从革命斗争的宏大叙述转向日常生活的朴素的抒情，这个是张爱玲走红的更本的原因。哎，我们这儿还有一张爱玲原件的啊，待会儿给大家看看。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喂，佳慧。我要带我心爱的女人的东西来，因为我每天晚上基本上抱着两个女人睡觉嘛，哈。 那个三 P，一个右边抱我老婆，左边就抱着这个张爱玲哈。这样。对，这他这个是什么？张爱玲的手手手稿《异乡记》哈，对，就是《异乡记》的手稿。就是是用张爱玲的手在这个纸上蹭着写出来的是吗？这是那个张爱玲送给我的， <laughs> 所有东西我都感觉是张爱玲送给我，这假的啦，还真的，真的我。 敢带回来吗？怕被你偷吗？这不这这不是真的手稿吗？不是啊，复印稿啊，复印稿。哎，我我们的原来的系主任刘少敏啊，他倒有很多张爱玲给他写的信，对，真的信。哦。然后那个最近去世的夏志清啊，嗯，出了一本这个张爱玲所有给他的信，嗯嗯，对不对啊？对对。那个张呃，我们零零年开那个张爱玲研讨会的时候，那是夏志清来香港，我们请他来。 我关于那个会上的报道都是马家辉发发在明报上，连发了都，他也很厉害，把我的报道连发好几天呢。你知道，就是我我听我刚才听你讲这个，我明白了，就是对张爱玲的这个评价呀，实际上是个文学观的，还有历史观，历史观的不同。你比如说，我是长在红旗下的，我一想，我能理解，我们认为你要张爱玲，你要说要叫伟大，在很多人的观念中，伟大得是一个长篇小说。嗯。 一个这个长篇小说啊，得像《战争与和平》，而且是史诗、史诗一样的。你把这个世界风云呐，这一段历史啊，里头的人性、土地什么的，全帮现实什么画卷、历史画卷，到达这个呃当量的，才叫伟大。张爱玲感觉好像你一说她到了这个当量吗？ 他们是这个差异。我我我觉得子子东啊，会不会后面还牵涉牵涉到一个问题，权利哈，或者说话语权的问题？怎么说呢？我同意哈，不同的价值观，什么宏伟跟看到哈日常生活，日常生活。OK，可是每一个人都不是铁板一块哈。 那学术圈也不是铁板一块，像我们看到很多在北京长大的，看都救国救民的想法的子安来过《锵锵三人行》了，张爱玲里哈，我们经常取笑嘛，有朋友说，哎，子安陈子善，上海陈子善老师是张爱玲的男朋友哈，魏王人啊，魏王人啊，子安是张爱玲的。 呃呃，亲人哈，这样他们这现在开始取笑我是张爱玲的小三， <laughs> <laughs> 那我的意思是说，OK，有不同的做学问的人，研究文学的人，甚至同一个人，他口味也会转变啊，可能他年轻的时候救国救民不一定看得起张爱玲，后来体会了生命中种种的复杂，可能看得起了，喜欢。 可是现在在学术圈，特别在文学评论圈，不仅现在，一直以来到现在还是这样子，老大门就是要喜欢宏伟叙述的。他们可能自己本身是文革的过来人，吃过不少苦头的。那我也有一点不敬哈，是这样说。那这些前辈们，我觉得不太讲哈，因为不然的话，你呢自己开阔一点。 不不仅是包容不包容的问题，是那种感悟。OK 哈，假如感悟的话，一个人应该可以对张爱玲的作品很有感触。可是问题现在在学术界，在文化界，掌握最所谓最高峰的高峰，不一定表示他最有深度。我必须说，OK，他有权的，他带出学生的。 大家不敢有人出来反驳老师了，嗯，没有人敢敢反驳说像我那么糟糕，说你看不懂不喜欢是你不长进这样啊。OK，其实对他们这些人可以讲讲最近获得诺贝尔奖的那个女作家是加拿大的吧？嗯还还是哪的？对对对，加拿大加拿大的一个，还有一个早些年的一个女诗人，叫新新什么什么尼斯卡什么什么的，那么个女诗人，其实也是写琐碎的日常琐碎的一些。 短小的诗篇，这样的东西啊，在文学上也有很高的成就，不是说他们就觉得跟跟干活似的，你知道吗？他们觉得扛鼎之作，就是说，比如说一个长篇小说，它考验了你就等于十项全能运动员你的综合能力，而且不是说琐碎生活，他们是讲巴尔扎克《人间喜剧》，那个里面也有琐碎的生活，但是那个东西感觉好像就是，怎么说呢？ 我觉得他们当奥运会了，你知道吗？他们有一种奥运会十项全能的标准，觉得如果你偏偏是这样一些琐碎的写作呀，你是很牛，但是好像还不够过瘾。对，有一个作家也非常喜欢像张爱玲这样写琐碎生活，只是味道完全不一样，叫贾平凹。哎，你根本想不到，贾平凹非常喜欢张爱玲。嗯，贾平凹写了一篇散文，他说他一看张爱玲的散文啊，你知道他怎么写？ 他说：“哎呀，还好这个人不是跟我一个时代呀， <laughs> 否则我怎么写啊？”他说：“惊艳，一个标题就惊艳了。”对，所以你想象不到，贾平凹，就他其实你看秦腔就是张爱玲的写法，嗯，他不是鲁迅的写法，他就是那种琐琐碎碎、很多碎片、细细稀稀叨叨、碎碎叨叨的那种写法。所以写法还不不完全是他背后有史观。 你知道，我跟你讲，这就像是张爱玲和胡兰成两个人在一块读唐诗，说李杜李有人喜欢李白，有人喜欢杜甫。张爱玲和胡兰成是一致的，当然是李白。你一想就知道，李白这种天纵奇才，这种文学的这这种感觉啊。 和那个杜甫的那种三类三别忧国忧民，对不对？他就杜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杜甫也是很有才，但是跟李白的这种天纵奇才啊，他还是两个向度的。咱们去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哎，佳辉，那我我刚讲到那个张迷的问题嘛，我们聊天，我想到曾经有一段时间，我坐飞机出门，我随身。 包包里面一定有一本张爱玲短篇小说。他真是张迷，我倒其实不是，是没有，因为为什么人家说为什么呢？你百看不不厌哈。我说因为第一个安全，假如我带其他人的书，可能半途看完了，看得很快，可能根本看不下去。只有拿着张爱玲的书啊，你看完就看，这再从每一句。 每个故事里面想后面的东西，我还记得有一次哈，后来我写成文章，我去曼谷，一个人坐在那边，啊旁边一个女女孩女生哈，她看到我看张爱玲哈，她这样，然后就这样讲，不太呃蛮不屑的讲，哎现在才看张爱玲，大概意思是说怎么你这个年纪才去读张爱玲， <laughs> 我就瞪她一眼，我说什么才看，我说我再看经典嘛，经典就一定是重看再重看哈。 啊，可是那就开始聊起来了，搭讪起来了。他也很聪明，用这个方法来跟我搭讪了。我搭讪起来了。是你听到搭讪？他用搭讪用你拿了金粉章，你在书噻。 <laughs> 对，然后好玩在于说飞机降落在曼谷了哈，再见。然后呢，他跟我的换电话。 好像意思说晚上要不要出来碰个头？哦，你有这艳遇啊？可是我拒绝了，我没喝啊，因为我老婆在曼谷等我，我我 <laughs> 我是不敢这样说。可是我又想起张爱玲的那个一篇小说《红玫瑰白玫瑰》里面一句对白，这次其中一个理由，我那么喜欢张爱玲，好像往往跟你生命可以有领悟对语的哈。 坐在阳台调情嘛，那个女的是有老公的嘛，房东太太哈这样，然后房东焦蕊，对那焦蕊就说自己当年在英国怎么玩的很风流，跟很多交男朋友哈，那个男的呢就说哎还郑宝郑宝说嗯是郑宝吗呃呃呃对就说那个那个呃你玩的还不够啊这样那那个女的呢房东太太呢就说这不是够不够的问题，这是学会了一个本领。 不用了，有点可惜。 <laughs> 那我当时就有感觉，虽然我老婆在等我，就是以前学会了一个本领，你不用，有点可惜。对，我就马上好多时候就会。 有对应的他跟你真实的人生相契合。是啊啊！原来他读张爱玲还能这样读法。 <laughs> 我不是读它，是用它。真的， <laughs> 很多人说什么张爱玲小资不小资，但我不知道啊。可能比如说农民兄弟可能不爱读张爱玲，他跟他生活确实相距比较远。但是你看，跟我们读的人，我们每一个人就觉得他对这个人生的种种况味啊，哎呦那个体会啊。 嗯，包括人跟与人之间的那点小尴尬呀，我就觉得他都看出来。他有有一句话我印象特别深，他说：“这个时代的列车轰轰向前，可是我们呢，只顾着看旁边经过的车窗里边，我们自己苍白渺小的身影。”啊，就是这么一个，就是你看人跟时代的关系，我们在透过那个橱窗里边。 我们也不在看橱窗，我们在看橱窗里我们自己的这么个小小的身影。哎，还有还有鲁迅写的《中国》，那是一个被人被杀头，大家盲目的拥众在看。张爱玲有篇散文，我一直推荐大家是看，叫《中国的日夜》，很适合于我们今天春节的气氛。她《中国的日夜》写什么？写一个菜市场，就是很多男男女女在买菜，身上都是蓝的补丁、灰的补丁。 就庸庸碌碌，欢欢喜喜，就是买吃的，买爆竹，这就是中国的日益。我觉得他这个，这他这个象征啊，也是非常经典。我觉得他最牛的价值观，导源于《红楼梦》，但是就他提出来了，就是说倾城之恋。一座城。